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五集。凤凰女王明明每一句都听懂了，但是又觉得她每一句都没听懂。林清宵不是在说遗迹吗？为什么天帝突然跳转到雷烈王？ 而且天帝只说引渡雷烈王，连要求都没提。林清霄又知道了什么？分明全程在场，却搞得像是盲听。林清霄应完后，和天帝相对而立。林清霄等了等，问：“你还有事吗？”周围人无论主仆，瞬间眼睛都瞪大了。天帝很是无奈，他轻轻扫了林清霄一眼，说：“尽快提升修为。” 好，林清霄说完后，就主动掐断通讯。金光消散，天地的虚影化成细碎的光点，消失在半空中。林清霄回身，发现其他人表情怪怪的。他问：“怎么了？这么近的距离，天帝不可能看不到洛涵。但是洛涵不出面，天帝也当不知道。” 洛寒本来觉得他已经熟悉了林青霄的作风，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再惊讶了。可是今天他还是被震到了。洛寒指着空中细碎的金光问：“你就这样挂天地的通话？不然呢？”林青霄说的理所应当：“已经没事了，为什么要陪他说下去？”洛寒沉默，好有道理的样子，他一时间竟无法反驳。 随着他们两人的对话，凤凰女王更长久地沉默下去。她久未出门，大概已经跟不上外界变换的速度。原来三清天的形势竟已如此明了，她可能严重低估了林青霄未来的潜力。经过这件事后，凤凰女王对晚上的宴会更加上心。虽然准备时间短暂，可是宴会极尽盛大。凤凰羽毛是红黄相间。 所以他们的服饰典礼也以红黄二色为主。夜晚时分，灯火煌煌，花影摇曳。凤凰女王和公主盛装出席。凤凰女王穿着大红女王盛装，衣摆长长拖曳在身后，当得上国色牡丹，艳压群芳。风雨家同样妆容盛大，但是比起母亲，她就要内敛很多。 风雨家头戴金色凤冠衔珠，发冠上点缀着华丽的五色尾羽，身穿红色宫裙，臂间挽着黄色披帛，色彩明亮又饱满，端坐在坐席时雍容华贵，但是又不失少女的清丽，不会喧宾夺主。和美丽明艳的母亲姐姐比起来，风雨晨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。凤凰族出美人而且是大美人那一挂的。 女子个个雍容浓丽，但是这样的五官放在男子身上就失之阴柔。凤凰王室一家全是红色正装，洛寒和林清霄依然雷打不动穿白衣，在一屋子暖色中宛如清流，卓然独立。仙界疆域辽阔，种族繁多，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传承，像龙族尚白，凤凰族尊红，邹瑜却追求简朴，大家喜好都不一样。 但是胜在相互尊重，坐在一起花红柳绿，倒也其乐融融。宴会开始，女王率先站起身，举杯向众人道贺。场面话过后，众人饮下第一杯酒。红衣美人从外面飞来，在殿中翩翩起舞。凤凰族象征祥瑞，善舞善鸣，历来是天界各大典礼音乐的垄断方。 凤凰女方举办的宴会，任何一支歌舞都非常出众。洛寒扫了一圈，不得不承认，一屋子大美人看起来实在太舒服了。这样说来，各族内部联姻是有道理的。龙族的审美明显和凤凰对不上号，凤凰族无论男女都喜欢穿红衣。如果放在林清霄身上，他大概会直接疯掉。但是叶子楠就接受良好，并且深以为美。 凤凰女王举杯庆贺时，洛寒特意留了心，发现林青霄杯中的酒一口没动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林青霄就在歌舞声的掩饰下悄悄离开了。洛寒转了转手中的酒杯，他回头见叶子楠和女王一家说话，邹继白高高兴兴喝酒，所有人都乐在其中，并没有人注意到林青霄离席。洛寒放下酒樽，很快跟了过去。 林青霄似乎天生是绝缘体，似乎任何喧嚣和热闹都沾染不到他身上。他站在那里，就是雪落寒山，千古不化。洛寒出去后，寻着最冷清的地方走，果然在浮台最边缘看到了他。云中城建在空中，建筑都是一座座浮台，连花园也种在浮石上。 一株巨大的梧桐木伫立在花厅前，旁边就是高空和云层。洛寒没有掩饰脚步，可是这次他走到很近的位置，林青霄才发现有人来了。他回头看见是洛寒，十分意外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“出来找你，你一个人走了，我怎么做得下去？”林青霄微顿，说：“不必如此。” 凤凰族的歌舞是仙界一绝，你既然喜欢，大可安心在里面看表演。我只是出来透透气，无妨的。我并不是喜欢热闹，我只是喜欢和你一起看热闹。洛寒说着，指了指头顶枝繁叶茂的梧桐，说：“我还没爬过这么高的树，我们去树梢上看看吧。”林清晓很无奈：“多大人了，爬树干什么？” 想去就去，管年龄做什么？洛寒强行拉着林青霄走到树下，说：“走了，我们去最高处看看。”林青霄被洛寒拉着，鬼使神差飞起，两人握着手，一直飞到最高处的枝丫才停。云上风本来就大，现在洛寒站到梧桐树端，身形随着树枝一晃一晃，仿佛随时要掉落下去。 但是洛涵不可能掉下去，他抬头看到一轮上弦月悬挂半空，仿佛离他们特别近。洛涵几乎疑心一伸手就能碰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洛涵抓着林青霄的衣袖，示意他看天上的月亮。看，月亮离我们好近，这是我看过最明亮、最清澈的月亮。 林清霄平视前方，注视着墨蓝色的天空，冷白色的月。高空风大，下方的礼乐声被吹散，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和洛寒说话的声音。他们仿佛远离尘嚣，来到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的地方。林清霄本来觉得树上看月亮很幼稚，但是现在他渐渐觉得这种感觉还不错。静谧中。 洛寒轻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”林青霄沉静良久，说：“我白日注意力不集中，给你添麻烦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洛寒真是忍不住叹气：“ <sighs>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，你有情绪低谷很正常，为什么要和我道歉？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你更没有必要。” 为了别人要求自己完美，洛寒说：“我只是担心你，没有任何质问的意思。你如果想说承认好，不想说，也完全没关系。”林清霄许久没有动，洛寒以为他不会说的时候，身边忽然传来极轻的一个声息，轻的几乎要化在风里。“心魔是什么？”他的声音里没有感情，只有疑惑。 洛寒心里咯噔一声，心魔，林清霄有心魔了。我以为这是后期男女主折腾来折腾去，林清霄才被折磨出的心魔，没想到远在现在，他就已经有了心魔的影子。为什么？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洛寒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是林清霄难得敞开一次心扉，洛寒不敢问的太多，以免将他吓走。洛寒想了想说。 可能是一个人的欲望，也可能是一个人的恐惧。林青晓想，他的欲望和恐惧俱是同一人。如果不曾见过光明，他本可以忍耐黑暗；没有拥有过，他就不会害怕失去。可是他得到了，他知道爱一个人和被爱是什么感觉，就再也无法回到没有爱的世界。他不敢想象，如果洛寒不再信任他。 不再留在他身边，而是对他横眉冷对，形同陌路，会是什么场景？他们第一次见面在绝灵深渊，然而林青霄知道，洛寒见到的第一个人并不是他。林青霄不知道另一个人做了什么，但是显然他很不得人心，过于偏执，以至于为世人所不容。林青霄一直觉得他和那个人是不同的。 然而现在他越来越发现，一切没有差别。如今的他和没去中谷之前的他看起来也有很大不同。然而本质上，这是一个人，是不是迟早他也会变成洛寒防备的、警惕的那个模样？然后两人渐行渐远，终有一天，他会彻底失去的。林清霄一直在回避这件事情，似乎只要他不问、不提、不碰。 他和另一个林青霄就是两个个体，洛寒就会一直容忍他，一直留在他身边。但是现在，他无法回避下去了。他滋生心魔，就像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，局中人用尽全力改变，但是最后还是走向唯一一个终点。林青霄想着，输的问：“未来真的可以改变吗？”当然可以。 人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却可以决定现在怎么做。天下力量都出于同源，无论修仙修魔，最后都是在修心。仙还是魔，不在于外在，而在于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。洛寒也察觉到了，林青霄听后失笑：“你如此相信我？”“我当然相信你。”风将洛寒的头发吹开。 他按住眼前飞舞的发丝，归到耳后说：“自从我遇到你以来，你从未辜负过我，你值得我全身心信任，所以你不必顾虑太多。我说过，我为你而来。虽然从大义上讲，众生理应平等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都排在你之后。” 林青霄听惯了大义灭亲、铁面无私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为他改变原则。这样的一个姑娘，他如何能失去她呀？林青霄抬手为洛寒挡住外界的风霜，起风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洛寒欲言又止，但是林青霄还是不肯说，他只能咽下其余的话，含笑点头说：“ <laughs> 好啊。” 我们回去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